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神？怎么样的心态来听上帝的话？当我们的心态对的时候，台上的讲员所讲的，是按照神的话语而来。我们可以凭着温柔的心来领受上帝的道。上帝的道就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。上帝的道就要在你我们里面成为刚强我们的力量。因为圣经说什么呢？ 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阿门。所以怎样听神的道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的心态如何来到神的面前，的确是很重要。啊。所以今天会跟你们分享我们如何来听神的道。咱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九节。当那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聚聚。他只得上船坐下。 众人都站在岸上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沙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的，有落在土结实有一百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三十倍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第十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沙种的比喻。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二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这就是撒在路旁、撒在石头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面不过暂时的，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势力。 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；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能听到明白的。后来结实有一百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三十倍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哈利路亚！这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。记得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时候。 我们也能够从当中学习主，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因为主你说把这个道撒在每一个人的心田。当我们有不同的心田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成长。说你来光照我们，圣灵你自己来恩高你自己的仆人，你来恩高这里众弟兄姐妹。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从你上头来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就要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你的话要建立，使得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踪。 有力量，有恩高，以及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记着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服侍你，我们能够敬拜你，我们感谢，把以下的时间交托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然我们来看一下，耶稣讲的四种、杀种的比喻。当然，我们每一个人哈，听到是从信道是从听到而来，通常能够进入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意念，一般的方式。 第一就是什么呢？看，看进入我们的思想。第二呢，就是听，进入我们的思想。所以我们看什么很重要啊？如果我们每天都是我们听，我们听，啊，你整个思想就是哦，不是一蓝光就是什么晚上的什么爱啦啊。所以你整天看的是什么？然后你整天听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整天听的是流行歌曲哈。 啊，爱你入骨，恨你入骨，而你整个思想、整个意念，你就会被这些话语来污化你的心灵。所以难怪耶稣说：“入口的不会误会人，从心里出来的会误会人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从心里出来的会误会人，就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当怎样听？所以我们怎样听，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起了一个很大、很大、很大的作用。 你怎么听，你的生命就会怎样成长。所以，如果你带着不正确的听法的话呢，可能你的生命就会被歪曲。所以，求主赐我们有单纯、诚实、刻慕上帝的心来聆听他的话。阿门。我们来看第一种，耶稣说：“听而不进的，就是有撒在路旁的，有飞鸟来吃尽的。”所以，从马太福音十三章。 十八到二十三节，其实就是就是耶稣回答上面他所讲的比喻啊，所以我就把整个比喻跟你们分享出来。第一，就是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就吃惊了。那这里到底是讲什么意思呢？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九节说：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来就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这就是。 撒在路旁了，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告诉我们：盗贼来是要偷窃，是要杀害，是要毁坏。当我们向人传福音，我们在撒种子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二者也在做工。可能你今天跟他讲了福音，他拒绝；另外一个就是背后有个黑暗的势力，二者也在拦阻他。啊，所以我们跟他讲：呀，耶稣为我们死，啊，耶稣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们的罪。 撒旦就跟他讲，二子跟他讲，可能咩，这样简单咩，流血，你看到血咩？那血两千年还在流咩？血会追咩？啊，撒旦会把这种观念放在还没有信道人的思想里面，就是要把他怎样呢？把他心中的道把他夺去。所以当你传，哇，有人不接受你，也不要接了惊你知道，有些种子是撒在路旁的，所以魔鬼就千方百计。 做拦阻的工作啊！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为他们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拦阻人来信耶稣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多多祷告来信靠神哈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就想到听而不进，有些人我们跟他传扬福音，他听到，但是他就是不能进啊，他不能进，你就不要逼他，明白吗？你不要逼他说你要信耶稣啊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不信耶稣下地狱啊！ 他更加不能信，他把他的心门一关起来，嘣！以后你讲不清了。所以你讲给他听，把《燕福音》三章十五节跟他讲：神爱世人，神之将他出生子赐给世上的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就这样跟他讲，如果他不接受的话，就不要去勉强他，继续为他祷告。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来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听到没有根。 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什么呢？有落在土浅石地上的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。枝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怎样呢？就枯干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的孩子哈，有时候种绿豆啦，种绿豆你们都知道，就是用那个棉花放点水，啊，绿豆放在上面，啊，你看那绿豆就长得特别快，因为它很浅，它有水分，它长得很快。但是长得很快，一下子。 他也枯干了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没有根。所以有些人啊，在一个布道会还是什么聚会，哇，信耶稣啊，每个信他都跑来前面就接受了耶稣，很兴奋。多两天呢，不来了，为什么呢？所以耶稣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，讲得很清楚哈。这边讲的是什么呢？撒在石地上的就是能听得到。所以第一种的人有听到道，但是二者把道，把它好像鸟这样把它拿走。 第二种呢，就是有听得到，仍然是有听得到，但是呢，因为心里没有根，所以心里一没有根啊，遇到了什么呢？其实未道遭了什么患难，未到遭的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就跌倒。所以有些刚信主哈，信了主之后回到家里，家里人就反对，说信什么耶稣啦，信什么洋教啊？说你你欺师卖主啦，你既然去信洋教。 你就不要回来，就不要给你吃。有些人就是因为信了耶稣回到家哈，因为受到逼迫，说好了好了，我我就不信了，我我就礼拜天乖乖在家喽。或者有些是信了耶稣哈，家人逼他要祭他的祖先要拿香，但是你在这个争道的时候你就受到逼迫了，你应该怎么选择？你该怎么样？如果你说我不要，你就受到逼迫；如果你要的话，你的新娘就破产了。 所以，我我发觉到哦，当我们信了耶稣，除了在外面啊，在公司的地方，可能有人说你是基督徒，有些人会哦，你是基督徒，啊会故意跟你找茬，会可能把一些更多的工作交给你。你既然说你是基督徒嘛，你说你爱心嘛，然后就会把更多东西推在你身上啊。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信了耶稣真的不一样。所以要真的要多多祷告，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力量，不然。 当我们信主哦，我们就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。人家看你啊，也是不一样；家人看你也不一样，你处也不一样，你路也不一样。他们会觉得哎，有点怪怪。好像我我当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就回去当兵回去旅社边哦。当时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，哎，为什么你不一样啊？我说我信耶稣喽啊。然后过了两天，他又问我，哎，为什么你不一样？说我信耶稣。他又问我为什么不一样？我就是信耶稣喽。 所以当你信耶稣，我们整个人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无形中人家看你不一样，你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逼迫啊。特别有时候家人说啊，你不孝顺啊，不孝顺父母，父母亲不在了，你连香都不要拿。所以我发现到，当我们妥协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去拿香去拜哈。我告诉你，那些不信主的会瞧不起你。他说你讲你的耶稣多么好哦，耶稣拯救世人。当叫你拿香的时候，你就拿香。 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的家人很难信耶稣的。你要坚持，如果家人叫你拿香说不，我就是不拿，我要对我的神忠诚。当他们反对你、甚至生气你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会尊重你。在外表，他可能很生气、你很反对你，但是他的心会尊重你，他会尊重你的信仰。他说：“诶，原来你是站立得住的人。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给我们恩高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像这个土样哈浅，就是好像丢在石这个石头那个土浅就很快发芽，一到患难的时候呢就跌倒。所以我们怎样在这方面能够使到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我们必须要往下扎根，往上成长。所以每一个信主的，我们刚刚信主之后，我们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来祷告亲近神。 多多时间来读上帝的话，让我们继续在神的话里面扎根，往下扎根，往上成长。第三种呢，耶稣所说的第三种就是听到又爱世界。第三种的是最多的，我曾经也在第三种里面啊，所以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种。有时候你从第一跳到第二，有时候第二跳到第三，巴不得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属于第四种。第三种是什么呢？第三种就是落在经济里的。 经济长大了，把它挤住了啊！有看过经济吗？撒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的神的道哈。后来有世上的势力和钱财的迷惑，这边是特别指信徒。这三种人都有听得到，他们都有听到，只是他们不同的回应：一种听了魔鬼帮他夺去，一种听了很高兴、很兴奋，啊，过两天就。 看不到他了。一种呢，信了主，仍然知道耶稣是真神啊，仍然追求要认识上帝的话，但是很多世界上的问题缠绕他，使到他不能够在主里面、在灵里面成长。所以有落在经济里的，经济长大把他挤住了；少在经济的，就是能听得到被世上的私利，一种就是私利。 私利会怎么样呢？私利会使我们受到魔鬼的攻击，私利使我们不能够在灵里面成长。所以有人说，信了耶稣没有私利，什么忧虑都没有。请问你信了耶稣还有忧虑吗？有吗？有些有的还蛮大声的啊！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。有时候一些私利、一些忧虑是免不了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教会？ 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敬拜？为什么我们需要亲近神？因为当我们亲近神，我们能够胜过失利。我们把我从我们身上的焦点，我们转移到神。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，转移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时候，使我们能够信心被坚定起来。所以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私利的原文就是“老买”的，就是两个思想。 啊，所以耶稣说你不能够侍奉左右，侍奉马门，就是把你整个思想就分成两边啊。你一边想耶稣，你一边就想你的忧虑。曾经有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个摄影师来的，有一天他就去了一个郊外，就就去拍照。哇，他拍了很多很美的一些图片，他就拍拍拍拍，拍到大概是傍晚的时候，哇，他骑了很多景色啊，他就拍拍拍。那你知道他一直 go stand go stand 哈。 就从那个悬崖上就掉了下去，然后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手抓住，抓住了一棵树哦，他抓住他，他就求，就喊了：“耶稣啊，你救我！我要掉下去了。”所以他就站在那边，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傍晚，所以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把你的手给我，然后放掉你那只手。那只手是什么手？那只手就是抓住那只树枝的手。他说：放掉那只手，把你另外一只手给我。” 啊，这个这个摄影员就挣扎挣扎，主啊，不行啊！我这只手给你，我这只手放哦。如果你没有捉住我，不是掉下去，我不是死。所以他说不不不，不能放。主说把你那只手给我。他说不能不能不能放，放下去我就完蛋了。主说把你的手给我。就在那边挣扎挣扎挣扎。结果呢，他那只手没有给耶稣，他紧紧抓住抓住抓住那棵树。 就这样的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突然间一个人走过，他们就看到，哎，为什么一个人哦，在这个山坡，这个山原来是这样低的，有一个人捉住一棵树，他的脚距离地上大概是一个门这样高而已。他说，为什么那个人这样捉住，死在那边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捉住，不要放。所以有时候神告诉我们，你要放的时候，请你放吧。 阿门！你放的时候，神就来接手；你不放的时候，神说你不放吗？你 carry on。到最后，辛苦的是谁呀？是我们自己呀！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。主说：“把你的忧虑卸给我。”所以这边讲什么呢？彼得前书五章第七、第八节讲什么呢？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卸的意思是什么？丢给他。你敢丢给神吗？ 所以我们的信仰啊，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就是要行在信心里面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按这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来相信神，我们这条路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。所以为什么圣经神的话语这样重要？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说什么？他必顾念你，神必顾念我们。神说：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难道神不养活我们吗？我们是他所创造的。 神看我们比任何都贵重，神看我们就好像眼中的铜人呐。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，差遣耶稣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把你的忧虑卸给神。当你不愿意卸给神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受到魔鬼的攻击。所以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讲什么呢？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。 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如果你就是捉住你，神要你放，你不放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开始给魔鬼邮递部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都自己都很厉害哈啊，这个是神给我的，不可以放啊。靠天伟给他抢的货，唔通给抢啊？你抓住，刚才我所所讲的那位摄影员这样。 你捉住，你可以仍然捉住你的烦恼。很多烦恼是你自己找来捉住的。告诉你，很多烦恼是自己找的。所以今天神的话，我相信今天借着他的话，也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你真的要放。你放你就自由了。你放你自由，别人也自由。阿门。啊，你说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？你说就是要放哦。啊，而是男人你你的要听我。啊，那天高牧师都教导我们哈。 彼此顺服，你放放下大男人主义， <laughs> 彼此顺服，夫妻关系就好了。你放，家庭就复兴，啊，不但家庭，教会也复兴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私利世上的私利，世上的私利使到我们不能够成长。所以我们怎样胜过私利呢？放，把你的忧虑交托，祷告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 祷告，让神来接手。你的手不放，神永远不会接手的。神不会逼我们放手。所以，当我们放手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就交托。所以，有人就就问我哈，这样你祷告了交托了怎么办？要是事情都没有改变怎么办？我说，祷告交托了就怎样呢？就等候喽。然后等多久呢？就是继续等哦。我告诉你，等候其实啊。 等候其实就是一个最难写的功课。生命要成长，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等候。大卫讲什么呢？大卫说：“我等候，等到我的眼睛瞎。”大卫说：“我等候，等到黎明。”所以你等候神，有一天天一定会亮的。你不可能啊，晚上十二点你就等等等等等等到早上七点，哇，还是暗暗，不可能的嘛！等候，等候耶和华。 让上帝施恩的手临到我们的生命，临到我们的环境，等候神为我们成就这一切。所以我记得哈，当耶稣跟彼得门徒说：“你们去马可楼等候，等候圣灵的降临。”耶稣没有跟他们说：“哈，你等候十天。”耶稣有说吗？耶稣没有说。耶稣说：“你等候圣灵的降临。”为什么门徒他们会被圣灵充满呢？ 因为他们等候，为什么他们会被圣灵充满呢？因为他们顺服，他们谦卑。所以你生命要改变吗？谦卑、顺服、顺从神的话，然后呢，就等吧。啊，不是痴痴的等哦。我们等候神，神一定施恩的，手领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看摩西哦，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用他血气的方法，然后呢，后来。 他的罗曼比较好，比较罗曼哈扛逃婆了，所以就被追杀，就去到旷野。请问他在旷野多少年？四十年呢？请问这四十年是什么？等候神给夜色看到异象哦，天上的星宿要向他跪拜。神给他他有异象的人，异象给他，他不是马上做宰相，做什么呢？就被哥哥出卖，然后呢进监牢。这十多年，夜色也是在什么？ 等候，所以盼望下一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做等候。啊，所以你有胜过忧虑吗？祷告、交托、等候。神没有做事，你就不要自己做，让神自己来做。阿门。所以每一个信徒的灵性要成长哦，千万要记得，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等候。 我们不能够操之过急，所以第一点是讲到我们的私利，因为我们的私利使我们的灵性不能够成长。这边教导我们把一切忧虑先给神，祷告交托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一般上，一般上哦，都是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，就是钱财的迷惑，哦，钱财的迷惑。所以你看数钞票数到不会停，不懂你没有这样算，哈，OK。我觉得这个经文很好，这个经文可以鼓励你，鼓励我。 特别我们这个现今的时代哦，震动的时代啊，阿门！震动你的金钱啊，震动你的家庭啊，震动你的生命啊，在神的里面震动是好的，阿门！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在神的里面震动是好的，跟旁边说一下。就神震动我们一下，我们就生命就改变了。震动一下，哎呀，教会又复兴了。震动一下，很多人信耶稣了。所以你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十节。 啊，我讲的很好哦。然而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。原来，知足就是这样简单。金钱加上知足的心。我一个弟兄以前是啊做生意的，所以他大概信的主大概是两年左右。他做生意，他的生意包括有玩股票啦，都做蛮大的生意，都输了几百万。所以，当他的生意失败之后，他来教会。后来那一天，他接受了耶稣。 当他很有钱的时候，他很忙，他跟他家里人关系不好，他心中也不会满足，他跟他的女儿的关系也很差，也很不好，因为整天就是忙忙赚钱，这边冲来那边冲去。所以当他破产的时候，来到教会信了耶稣，他跟我说：“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更多。”阿门。虽然他失去了金钱，但是他得着耶稣。他说：“我跟我的女儿的关系。” 很好，我回到家，我女儿问我要吃什么，煮东西给我吃啊。虽然不是很好吃，但是他也愿你煮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金钱加上知足的心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破产才来信耶稣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我也是说，我的弟兄破产信了耶稣，但他经历到什么叫做上帝的大能，什么叫做满足？以前赚了很多，啊，永远不会满足。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问一个啊资本家，就问他你怎么赚了这样多？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的赚？这个人就告诉他，他问你什么什么时候你才会满足？他说加多一点点就满足了。我告诉你，那一点点永远不会满足的，永远不会满的。所以我看到他的生命哦，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所以他目前也跟我在啊，在我以前的神学院在那边读书。他说我要奉献，我要侍奉神。 他说：“我觉得信了耶稣，我很喜乐，我很满足，所以我能够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什么大力来？金钱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一起来讲，一二三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，不是多亮哦，大力啊，OK，钱加上知足的心。那呢，第七节讲什么呢？”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所以你看《圣经》，有时候有些地方真的很深奥，你不能够明白；有些地方就很简单哦，你一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请问你带什么来？有带东西来吗？你们说哇，出事了啊！一把金钥匙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？没有嘛。你来空空，气也空空啊，这个。 阿伯，成利路那边哈，有一间庙叫做真空教。 <laughs> 我以前进去里面看，他们拜一个字“空”，所以越拜就越空哦。但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消极的，我们不是空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所以，只是保罗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？因为你空空的来，你也是空空的去。所以，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一个军事专家哈。 他东征的战争得胜了很多的土地。当他要死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兵士们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麻烦你哦，在我的棺材里面开两个洞，开在哪里？开在他两只手那边，让人家看到说他来的时候空空。虽然他战争他得胜很多土地，但是他去的时候他什么都带不走。所以他棺材哦，我看全世界只有他的棺材最特别。” 因为他棺材的手那边哦，两个洞，那两个洞是什么？他两只手告诉我们什么？空。你追求世界的吗？你追求财力、追求名义吗？追求权柄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空。唯有在耶稣里面才是实质的，唯有在耶稣里面，你才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，使你能够活得更有风采的生命。有，只有在耶稣里面啊，不然来也空。 七空，这边也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其实他讲的很简单哈。其实我问你能够吃多少？你需要穿多少？你需要住多少？你晚上睡觉时候，请问你睡几张床？你想过吗？你只能够睡一张床啊。如果夫妻不相爱，家里很乱的话，请问给你满汉全席，你会觉得好吃吗？我告诉你，都是空，都是空，在耶稣里面。 阿门，在耶稣里面，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，我们生命的意义。来，再讲过一次了，虽然有点啰嗦，跟旁边人讲，在耶稣里面，阿门，阿利路亚，啊，在耶稣里面啊。所以第九节呢，就我罗这边继续讲哦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。 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。所以第九节讲什么？但那些什么呢？想要。所以难难怪圣经说什么：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那里发出来，从你的心发出来呀。这个心的原文是思想，你要保守你的思想。你整天看的是那些连续剧啊，杀来杀去，害来害去。 今天我害你，明天我害你啊！报仇来报去哦，仇恨，你整个思想就是被这种污化咯。啊！所以那些想要整个思想想要发财，早上起来眼睛一打开，嘣，money money，所以你整个思想是发财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个信徒啦，你说你是信耶稣的，但是你整个思想、整个意念每天都是想钱呐，OK？然后你说你的灵性会好吗？你的生命会好吗？ 你会有力量跟人家讲，哎，信耶稣嘞，信耶稣很好，你会吗？不会吗？你刚讲，哎，黑道屋康涛是在探个嘴了不？啊，你就怪你气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思想，因为一切的果效是从我们思想开始。你思想错的话，你的道路、人生道路就错误；你思想对的话，你的人生道路就正确。所以信了耶稣，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什么？耶稣。 是真理，是道路，是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。我们走在一个政治的道路，所以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络，所以想要发财的人，然后呢就被魔鬼欺骗哦，被迷惑、迷失，最后呢落在网络里面，就去赌罗。你看，哦，赌在暴力也好，你不懂得来好好敬拜赞美神哈。包括我，我对基督徒说。 你的心灵空虚，你就去找这种来满足你自己，然后噔噔噔，请问基督徒有吗？我告诉你也是有，我是顺顺便讲一下这个，让你们知道这个例子。把你们的心放在耶稣里面。如果你让世界来满足你的话，你就被世界牢笼，你就被世界迷惑。啊，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啊，家里。 没有来敬拜神，不清敬神，然后就换了一大堆蹲架哈，福建啦。然后就坐在那个捷报那边就等，等，等，等，早上关到晚上，钱通通不见，要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贪财嘛，第四节讲什么？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。所以贪财哈，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。 然后呢，用许多愁苦贪财，今天就算给你赢哦，给你中的话，有一天你要还给他的，这是魔鬼的饵来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上当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满足，不是所谓的外在的金钱。我们继续来看，啊，耶稣讲到最后一种，听到行到。 又有落在好土地的就结实，有一百倍、六十倍、三十倍。有看过这样的水果吗？撒在好地的，就是能听得到，持守在诚实、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所以一棵树，它有滋润、有营养，啊，它一定能够结果子的。所以你看这这棵树哈。 他的果子不是普通的果子啊，哪里看过树枝张多果子？证明这棵树怎样呢？它很健康，这棵树一定是时常祷告啊。呃， <laughs> 且我是说我们呐，时常祷告，时常亲近神，谦卑顺服神，然后就结果子喽。啊，所以呢，落在好土地的，就是能听得到有两点哦。第一就是持守诚实善良的心。 你要持守诚实、善良的心，并且呢，忍耐。你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吗？你要付出代价了。生命你要改变哈，当我们领受神的话，我们领受，我们生命要改变。你要看到环境改变，我们要付出代价。第一是什么呢？持守诚实、善良的心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讲什么？饥渴。 沐浴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得什么？必得宝珠。你要饥渴神的话，你要饥渴圣灵啊！我要充满。我告诉你，我饥渴圣灵，有时候我饥渴到一个程度，早上就跟圣灵说：“圣灵啊，你要充满我，我要充满，我要充满。”因为我们的人的能力有限的，你必须要自己从上头来的恩高，上头来的能力。圣灵，我需要你。今天早上坐巴士来的时候，我跟陈灵说：“今天高牧师教这个。” 讲到信息给我，圣灵啊，你要帮助我，不是他帮助我，要圣灵帮助我。我就跟圣灵圣灵，你要帮助我。所以一个人怎样信了耶稣，在基督里面能够成长、能够成熟，并且结果子呢？啊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耶稣说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时，仍然是一粒。所以你要成长，你必须经过什么呢？黑暗。你要一粒麦子，你要看到这里麦子能够萌芽。 长大，这粒麦子一定要经过什么？黑暗，这粒麦子必须经过死亡，这粒麦子必须怎样经过裂开，所以就是要经过一些痛苦，在黑暗里面，然后呢，慢慢就成长。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哦，这个过程谁都不能够逃避的。你要成长吗？持守诚实善良的心，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亲近主。第二呢，忍耐。 结实，忍耐着结结实结果子，啊。所以每一个果子，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为信仰，我们站立得住，我们每天与神有很好的相交，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往下扎根，我们往上成长，然后我们呢就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听到行道的人，必然什么呢？蒙福。 你不只是听到，听到对你，如果你不行道，听到对你，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只不过认识多一些真理而已。如果你听到你行道的话，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。Amen。所以我们十页哈，我们还会去分单章。我挑战你听到行道吧，要不要工作一起去？啊，不是很大声哈，感谢主。所以听到行道了，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的场地。 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角里面，我们办好我们的角色，我们好好把福音广传出去。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一章二十五节说：“唯有详细查看那前辈使人自由之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见就忘了，乃是实在的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？必然蒙福。所以你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吗？你就要。” 持守诚实、善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并且呢，当你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你求主、求上帝加添你恩典，在忍耐里面，你能够借出丰盛的果子。而且，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去行的话，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所以，神祝福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祝福你，大福。”神没有说祝福亚伯拉罕小福嘛？说：“我要祝福你，大福，万国要因你什么蒙福。” 所以你信了耶稣，我信了耶稣，你的左邻右舍、你的家人有没有因着你蒙福？有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，等一下我们就要认罪悔改，让我们的信仰是很真实的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棵生命树，我们能够把生命、把恩典借着我们流露给别人。你愿意吗？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请诗琴来带领我们唱这首歌，轻轻听，让我们。 带着诚实善良的心，来轻轻听听主的声音，他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他引导我们，因为他认得我们的声音，我们也认得他的声音。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。恩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说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属于第一种的。 我们不是属于第二种的，只是在石头上面。我们也不是属于第三种的，我们不被今生的失利、金钱来迷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第四种的，我们要带着诚实的心、仁爱的心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知起你上头的能力，使得我们能够为你借实。 接纳丰盛的果子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仰望你，好不好？我们拍掌，我们归一些荣耀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好，当我们来到他面前聆听他的话语，他再次的更新我们，激励我们的信心，好不好？坐下之前。 跟你旁边的说，你要轻轻听。阿门。请问今天你要轻轻听吗？请问今天你听谁的声音？耶稣的声音。阿门。